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二乐往一乐生产队的家跑去了，他是拼命的跑啊！ 一刻都不敢耽误，因为跑得太急，一路上他摔了好几跤，摔的他是右胳膊和屁股左边一阵阵的疼。跑到一乐的屋子里，他站着喘了一会儿气，接着抱起一乐的被子又奔跑了起来。二乐跑回到亭子里的时候，一乐不见了，二乐吓得是大声喊叫了起来：“一乐！” 伊乐喊了一会儿，他看到地上黑乎乎的有一堆什么，他跪下去一摸，才知道伊乐躺在了地上，那件棉袄躺在了一边，只有一个角盖在伊乐的胸口。二乐赶紧把伊乐扶了起来，叫着他的名字，伊乐是没有回答，二乐吓坏了。 他用手去摸伊乐的脸，伊乐的脸和他的手一样的冰冷。二乐心想：“伊乐是不是死了呀？”他使劲的喊：“伊乐，伊乐，你是不是死了呀？”这时候，他看到伊乐的头动了动，他知道。 一乐呀，还没死呢，就高兴的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他妈的，你把我吓了一跳啊！一乐，我把被子抱来了，你不会冷了。说着，二乐把棉被子在地上铺开，把一乐抱了上去，又用棉被子把一乐裹住，接着他自己也坐在了地上。 抱着裹住伊乐的棉被，他靠着水泥凳子，让伊乐靠着自己。伊乐，你现在不冷了吧？说完这话之后，二乐才感到自己是已经筋疲力竭了。他把头搁在后面的水泥凳子上，他觉着抱住伊乐的两只手要掉下去了。这么一想。 他的两只手就垂了下来，一乐靠在他的身上，如同一块石头压着他似的。他让两只手垂着休息了一下，就去撑在地上，再让自己的身体休息一会儿。二乐身上的汗水湿透了衣服，没过多久，汗水变得冰凉了。 西北风嗖嗖的刮进了他的脖子，使他浑身发抖。头发上开始滴下来水珠，他伸手摸了摸头发，才知道头发上的雪已经融化了。他又摸摸衣服，身上的雪也已经融化，里面的汗水渗出来，外面的雪水渗进去。 他们在二乐的衣服上汇合，使二乐身上的衣服湿透了。夜班轮船过了十点以后才来，二乐背着一乐上了船。船上没有多少人，二乐来到了船尾，那里隔着一块木板就是轮船的发动机，他就让一乐躺在椅子上，自己靠在那块木板上。 木板因为发动机的散热显得很暖和。轮船到达城里时，天还没有亮，城里也在下雪，地上已经积了很厚的一层雪。二乐背着一乐，那条棉被又盖着一乐，所以二乐走去时像一辆三轮车那么庞大，雪地上。 留下他的一串脚印，脚印弯弯扭扭，深浅不一，在路灯的光线里闪闪发亮。二乐背着一乐回到家里时，许三观和许玉兰还在熟睡之中。他们听到用脚踢门的巨大声响，打开门以后，他们看到一个庞大的雪堆走了进来。一乐。 立刻就被送到了医院。天亮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他们，伊乐得了肝炎。医生说，伊乐的肝炎已经很严重了，这里的医院是治不了，要马上送到上海的大医院去。送晚了，伊乐会有生命危险呐。医生的话音刚落，许玉兰的哭声就起来了。 他坐在病房外面的椅子上，拉住许三观的袖管，哭着说：“一乐都病成这样了，那次他回家的时候就已经病了，我们太狠心了，我们不该把他赶回去呀。” 我们不知道他病了，要是早知道他是病了，他就不会病成这样了。现在都要往上海送了，再不送上海，一乐的命就要保不住了。哎呀，往上海送要花多少钱呢？家里的钱连救护车都租不起呀。 徐 <laughs> 三官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！ <laughs> 哎，你别哭了，你再哭，一乐的病也不会好吧？嗯，那没有钱，我们得想想办法啊！啊，我们去借钱啊！只要是认识的人，我们都去呃向他们借。 这总能借到一些钱呐。许三观先是到三乐的工厂，找到三乐，问他有多少钱。三乐说：“四天前才发了工资，还有十二元钱。”许三观就要他拿出十元来。三乐摇摇头说：“哎，我给了你十元，下半个月我吃什么呀？”“嗨，你下半个月。” 就喝西北风吧，嘿嘿嘿嘿嘿嘿嘿嘿。三乐听了这话，嘿嘿的笑了。许三观吼了起来：“你别笑了，你哥哥一乐都快死了，你还笑呢？啊！”三乐一听这话，眼睛都瞪直了。爹，你说什么？许三观这才想起来。 他还没有告诉三乐，一乐得了肝炎，病得很重这件事儿呢。他赶紧告诉了三乐，三乐知道之后，就把十二元钱都给了许三观。爹，你都拿走吧，你先回医院去，我请了假就来啊。许三观从三乐那里拿了十二元钱，又去找到了方铁匠。 他坐在方铁匠打铁的火炉旁，对他说：“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吧？啊，啊，这二十多年里面，我一次都没有求过你啊！啊，哈，今天呢，我要来求你了。”方铁匠听完许三观的话。 就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了十元钱。啊，许三官，我只能借给你这十元钱。啊，我知道这些钱不够。啊，但是呢，我呀，只能给你这么多了。许三观离开方铁匠那儿，一个上午走了十一户人家。 有八户借给了他钱。中午的时候，他来到了何小勇家。何小勇死后的这几年，许三观很少见到他的女人。他站在何小勇家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何小勇的女人和两个女儿正在吃午饭。何小勇的女人没有了丈夫，几年下来，头发都花白了。 许三观站在门口对他说：“一乐呀，病得很重。呃，医生说呀，要马上送送上海的医院，啊，呃，送晚了呀，这一乐就会死掉的。我们家里的钱不够啊，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些钱呢？”何小勇的女人。 看了看许三观，没有说话，低下头继续吃饭。许三观站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我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。”“啊，我我们可以立一个字据吗？”何小勇的女人又看了看他，随后又去吃饭了。许三观第三次对他说：“我，哈哈。” 我以前呐，得罪过你的，我对不起你啊！呃，求你看在一乐的面子上吧！啊哈，怎么说呀？呃，这一乐，这时候何小勇的女人对他的两个女儿说：“怎么说？一乐也是你们的哥哥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。你们有多少钱，拿出来。” 给他。何小勇的女人伸手指了指许三观，他的两个女儿都站了起来，上楼去取钱了。何小勇的女人当着许三观，将手伸到自己胸前的衣服里面，她摸出了钱，是用一块手帕包着的。她把包的方方正正的手帕放在桌子上，打开后，许三观看到。 手帕里有一张五元，还有一张两元的钱，其余的都是硬币了。何小勇的女人把五元和两元拿出来，把硬币重新包好，放回到胸口。这时候，他的两个女儿也下楼来了，他们把钱交到了母亲的手里。何小勇的女人。 将两个女儿的钱和自己的钱叠在一起，站起来走到了门口，递给了许三观。总共是十七元，你数一数吧。许三观接过钱，数过之后放到口袋里。他对何小勇的女人说：“我一个上午。” 走了十三户人家，你们借给我的钱最多呀！啊，我给你们鞠躬了。许三观给他们鞠了一个躬，然后转身离去了。他一个上午借到了六十三元，他把钱交给了许玉兰，让许玉兰先护送一乐去上海。啊。 我知道，这些钱呐不够啊！啊，我会继续筹钱的。你呀，只要把一乐照顾好啊。呃，别的事儿啊，你都不要管了。我在这里把钱筹够了，我会到上海来找你们啊。快走啊！你们快走吧，救命要紧呐！ 许玉兰他们走后的下午，二乐也病倒了。二乐在把一乐背回来的路上受了寒，他躺在床上拼命的咳嗽着。二乐咳嗽时的声音像是呕吐似的，让许三观听了害怕。许三观伸手一摸他的额头，就像是摸在火上一样。许三观赶紧又把二乐送到了医院。 医生说：“二乐是重感冒，支气管发炎，炎症还没有到肺部，所以呀，打几天青霉素、链霉素，二乐的病啊就会好起来的。”许三观把三乐叫到了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三乐，我把二乐交给你了，啊，你这几天呢？” 别去厂里上班了，就在家里照顾二乐啊！你要让二乐休息好、吃好啊！啊，我知道你不会做饭啊，我也没有时间给你们做饭了，我还要去给一乐筹钱呢。你就到厂里食堂去打饭吧，啊，这儿啊有十元钱，你拿着吧。然后。 许三观又去找李雪头了。李雪头看到许三观陪着笑脸走了进来，就对他说：“嘿嘿，哈哈哈哈！你又要来卖血了？”许三观点点头。唉，我家的一乐得了肝炎，送到上海去了。 啊，我家的二乐也病了，躺在家里。哎呀，这里里外外，呃，都要钱呐。哎、得得得得得哎，你别说了啊！哈哈，我不会听你的啊啊！许三观哭丧着脸站在那儿，李铁头又对他说：“哎，我说。” 你一个月就要来卖一次血啊？你不想活了啊？哎，你要是不想活的话呀，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啊，那找一棵树把自己吊死算了嘛！哎呀，求你看在根龙的面子上，哎他妈的，在根龙活着的时候，你让我看着他的面子，哎哎哎，根龙已经死了啊，那你还要我呃看他的面子啊？ 哎呀，根龙死了没多久，他尸骨未寒呐！啊，你就再看一次他的面子吧。李血头听到许三观这样说，不由嘿嘿的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你这个人，这脸皮是真厚啊！ <laughs> 啊，哎，这一次啊，我看在你的厚脸皮上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啊，那别的医院去卖血嘛，别的地方不会知道你刚卖过血，他们就会收你的血，明白吗？哦，哦，哦，啊。 李雪头看着许三观，连连点头。哎，哎，这样一来呀，哎，哎，你就是卖血把自己给卖死了啊！你和我没有关系了呀！啊， <laughs> 你明白了吗？啊！许三观让二乐躺在家里的床上，让三乐守在二乐的身边。 然后他背上一个蓝底儿白花的包裹，胸前的口袋里放着两元三角钱，出门去了轮船码头。他要去的地方是上海，路上要经过林浦、北荡、西塘、百里、通元、松林、大桥、安昌门、静安、黄店。 虎头桥、三环洞、七里铺、黄湾、柳村、长宁、新镇，这其中，林浦、百里、松店、黄店、七里铺、长宁是县城。许三观要在这六个地方上岸卖血，他要一路卖着血去上海。这一天中午的时候。 许三观来到了林浦，他沿着那条穿过城镇的小河走过去。他看到林浦的房屋从河两岸伸出来，一直伸到河水里。这时的许三观解开棉袄的纽扣，让冬天温暖的阳光照在胸前。于是，他那被岁月晒黑的胸口又被寒风吹得通红了。 他看到一处石阶以后，就走了下去，在河水边坐下。河的两边停满了船只，只有他坐着的石阶这里没有停泊。不久前，林浦也下了一场大雪。许三观看到身边的石缝里镶嵌着没有融化的积雪，在阳光里闪闪发着亮。 从河边的窗户看进去，他看到林浦的居民都在吃着午饭，蒸腾的热气使窗户上的玻璃白茫茫的一片。许三观从包裹里拿出了一只碗，将河面上的水拨到了一边他舀起一碗下面的河水，他看到林浦的河水在碗里有些发绿，喝了一口。 冰冷刺骨的河水进入胃里时，使他浑身哆嗦。他用手抹了抹嘴巴之后，扬起脖子，一口把碗里的水全部喝了下去。然后他双手抱住自己，猛烈的抖动了几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胃里的温度慢慢的回来了。 他又再舀起一碗河水，再次一口喝了下去。接着，他再次抱住自己，抖动了起来。坐在河边窗前吃着热气腾腾午饭的林浦居民，注意到了许三观。 他们打开窗户，把身体探出来，看着这个年近五十的男人，一个人坐在石阶最下面的那一层上，一碗一碗的喝着冬天寒冷的河水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那儿哆嗦。他们就说了：“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哎，没见过像你这么口渴的人呐！哎。” 你为什么要喝河里的冷水呀？现在是冬天呐！哎呀，你会把自己的身体喝坏的。你上来吧，到我们家里来喝。哎，我们有烧开的热水呀。对了，我们还有茶叶呀。来来来，我们给你沏上一壶茶水吧。许三观抬起头来，对他们笑着说。 <laughs> 啊哈哈，啊不麻烦你们啦，哎，你们都是好心人，我不麻烦你们，我要喝的水太多了，哈哈哈，我呀就喝这河里的水，哎，我们家里有的是水，不怕你喝呀，你要是喝一壶不够，嘿嘿，我们就让你喝两壶，喝三壶啊，许三观。 拿着碗站了起来，他看到近旁的几户人家都在窗口邀请他，就对人们说：“啊，我就不喝你们的茶水了，呃，你们给我一点盐吧，我已经喝了四碗水了，这水太冷，我有点喝不下去了，你们呐，给我一点盐。” 呃，我吃了盐呐，呃，就会又想喝水了。啊！人们听了这话，觉得很是奇怪，他们就问道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要吃盐呢？你要是喝不下去了，你就不会口渴呀？”我我没有口渴。 我喝水，不是口渴。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，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